在这个苏德战争正式爆发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时分，德军前锋的尖兵部队，那就是特别擅长这个特种作战的勃兰登堡部队，身穿苏军制服，偷偷潜入到布格河岸，伺机呢准备占领布格河上的大桥。呃，与此同时呢，德军战机升空越境。这两个月啊德国空军肆无忌惮的越境侦察 对要打击的目标，早已经是了若指掌，在这个航空地图上，那早就准确的标明了苏军的机场、指挥中心等这个要害目标。德国人非常会盘算那空军是快反部队，如果等地面部队进攻了，空军才轰炸，那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咋办呢？ 绝不能让苏联空军有半点反应时间啊！所以，为了完成这个庞大的作战任务，德军连他们的这个就是梅塞施密特 Bf 幺零九战斗机都挂上了两颗炸弹啊！连战斗机都当轰炸机用。就这样，纳粹空军的飞机迎着升起的太阳，径直往东飞。六月二十二号这一天是周日，苏联中小学的暑假。 也是从这一天呢开始放，前一天呢刚刚开完了离校的 party 啊，也拿完了期末考试成绩，考完了啊，考好了好好玩是吧？这个假期是吧？北戴河、白洋淀、古北水镇好好玩。考的不好呢就哭是吧？八宝山是吧？这地儿得去。啊暑假就别过了。因此，不论是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所有这样的这个城市，到了这个时间，都像往常一样。 沉浸在安详的睡梦中，德国人就喜欢在这个时候开战。四一年六月二十二号凌晨三点半，随着纳粹空军第一枚炸弹落下，巴巴罗萨计划正式开始。德军调集了包括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等国，一共是五百五十万大军。 三千七百辆坦克，四千九百架飞机，四万七千门火炮，一百九十三艘舰艇，从北起波罗的海，南到黑海，两千多公里的边境上，全线对苏联发起了突击。德军的坦克师和步兵师如潮水般向前奔涌，他们正在检验元首对苏联的狂言是否属实。德军兵分三路。 北方集团军群由冯莱布元帅指挥，从东普鲁士出发，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芬兰的十五个师又三个旅越过边境，协同德军作战。芬兰为什么要凑这个热闹呢？这是这个来收复失地的啊，完全是你苏联自找的啊，是你自己制造的敌人上门了。第二路由冯伯克元帅指挥。 沿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轴线直取莫斯科，这中路是德军的主力，拥有古德里安第二装甲集群在内的九个装甲师、六个机械化师和一个骑兵师，突击能力相当强。南方集团军群由冯隆德斯泰特元帅指挥，从卢布林和卡尔巴阡山脉出发，扑向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而向顿巴斯，啊，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基地推进。 战斗第一天，德国空军猛烈轰炸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军事基地和国境线上的部队，并且呢，在苏军防御纵深内空降伞兵抢占要地，同时集中火力对苏军的防御工事、通讯设施、部队基地、拼板五次狂轰滥炸。之后，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迅速开进。开战才刚半天儿。 苏联一千二百架飞机被摧毁，其中八百架毁于地面啊，还没来得及起飞呢，排得整整齐齐，跟阅兵似的，就被德国人给炸了。德国人的损失只有区区十架飞机，苏联声称是击落了德机七十五架。就算按照这个苏联这个给猪肉注水的数字，一千二比七十五，也算是人类空战史上比例最悬殊的。 战绩了。当时防守白俄罗斯的是苏联西方面军，空军司令科佩茨少将从空中巡视了一圈所属部队的机场。哦，现在机场已经炸的跟月球没有区别了，一排排飞机排列整齐的被炸毁。落地之后，少将直接就开枪自杀了。我明白斯大林的手段，我就是不开枪自杀。 也上刑场枪毙，干脆自个儿来个痛快的吧。好歹我打得准，万一跪的时候打不准呢，是吧？我还得受罪。所以，在这个德军的猛烈打击下，苏军边境各军区指挥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部队盲目抵抗。有的部队战场上现给士兵发枪，坦克来了，该给你一个，给你上上上上啊！现给士兵发枪，拿步枪去打坦克去。 前线如此啊，苏联国防委员会啊就更蒙圈了。在战况不明的情况下，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当晚发布命令，要求边境各军区实施猛烈反击，消灭敌人。你这就是给人家送加餐，对吧？你这个时候部队应该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退到国防二线攻势你还往上上？你帮着德国人充值，这相当于是完全是只顾面子的胡乱指挥。 因此，苏联前线的状况就更加恶化。苏军部队被分割包围，大批军人成为俘虏。德军开战第一天就深入苏联国境二十五到五十公里。五天之后，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大将指挥的第二装甲集群与霍特大将指挥的第三装甲集群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胜利会师。这个时候，装甲部队已深入苏联境内二百公里。 战争打到第七天，德军第九和第四集团军在比亚威斯托克以东会师，在这两个地方对苏军形成了巨大的包围圈。苏联三个集团军被包饺子了。开战七天之内，苏联西方面军六十二万五千人就损失了四十二万人。六月二十九号，明斯克落入德军手中。苏军第二十机械化军和第四空降军发动的反攻失败。 到了三十号，包围圈内大部分被德军封锁，苏军二十个师向德军投降。第四集团军余部向东撤退，西方面军后来经过重组，再次投入了战场。令德军惊讶的是，陷入巨大包围圈的苏军仍然在坚持战斗。由于德军的步兵啊欠缺摩托化运输，包围圈呢仍然有空隙。啊，你别看这个希特勒打苏联的时候啊。 动用了六十万机动车辆，但这六十万辆车呢，大部分是运载后勤物资和牵引火炮的。所以德军的步兵除了摩托化步兵之外，步兵基本上也还是十一路两条腿儿啊，甚至主要还是骑马的部队。第一支完全乘卡车作战的部队是美军，德国的国力都达不到，所以他包围圈有空隙，很多苏军呢就钻空子逃了出来。这是希特勒最不愿意看到的。 当希特勒得知那在比亚威斯托克和明斯克只是取得局部性胜利的时候，他指责装甲部队在前线留了太多空隙，于是命令装甲部队在封闭包围圈时停止向东推进，等待步兵跟上来完成合围。装甲部队只是凿口子，是吧？防线啊撞开一个口子，一下口扩大，让步兵进来，装甲部队就继续推进了，是吧？但是希特勒担心，如果装甲部队失去了冲击力之后， 苏军在第聂伯河加强防御，即便是这样，德军此时仍然逼近了斯摩棱斯克，这是进攻莫斯科的门户。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对苏联的战争在开战数日之后已经取得了胜利。 斯大林这个时候已经是彻底懵逼了，啊，不知道该跟谁撕了，啊，光斯大林已经不管用了，啊，这玩意儿他妈撕谁呀？这玩意儿战争一爆发，斯大林就消失了很多天，啊，在自己的别墅里痛苦地思考着苏联的未来，忧伤地对英国记者说：“我们失去了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是吧？现在就剩一水晶棺材了，什么都没了，很忧伤，难受，想哭，是吧？这非常。到了七月三号，您老这么着也不行啊。” 您不干事儿，万一有人替您干事儿怎么办？啊，三郎一想，这这是个问题。终于打起精神，站到麦克风前啊，伸了伸懒腰，啪啪给自个儿俩嘴巴清醒了一下，然后号召全国军民同胞们、红军和红海军战士们，号召人民发起伟大卫国战争，对付德国的入侵。同时，老天爷要显灵，列祖列宗要保佑。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步兵集团军跟装甲部队会合之后，本想再度前进，但七月初。 天降暴雨，遍地泥泞。苏联没有铺装路面，都是那个泥土路啊，石子路就算了不起了，就砂石路算了。很少有柏油马路，所以德军在西线狂飙猛进，是吧？那越发达的国家越好打，越不发达的越不好打，就这个道理。它基础设施太差，就跟美国在阿富汗打仗似的，说直升飞机想空降都没有一块平地儿。 只能比骑驴，那你骑得过塔利班吗？你想想是吧？所以你干不过人家，那越落后越不可战胜。西欧公路好啊，高速公路方便，德国高速公路沥青路面，自己人方便，敌人也方便。自己人落后，敌人他也落后，是吧？美国，咱还说打阿富汗，导弹一百万美元一个巡航导弹，阿富汗帐篷十块，哐一炸，里边有只羊还能吃顿烤全羊，是吧？要连羊都没有，你这一百万美元的。 巡航导弹炸一个十块钱的帐篷，那塔利班赚嗨了，是吧？赚翻了。美国打越南也一个道理，啊扔炸弹。越南战区司令部一竹楼子在密林深处，美国 B 五十二轰炸机过来了，哇，这战区司令部信号强烈，咵一个大炸弹扔下来，这一炸弹怎么着得几万美金吧？扔下来 b 竹楼子四分五裂，里边人早没了，背着电台就跑了。然后这飞机盘旋一圈 没等你飞走呢，人家扛着杆子又来了，我就还这地儿，我又立一猪篓子，牛逼，你接着炸，对吧？这值几毛钱啊？这玩意儿是吧？所以苏军如果要再炸毁一些个桥梁，德军的这个推进速度必然迟滞。我这没有高速路，没有铺装路面，应该说呀，德军突袭给苏联造成的最大的震撼，并非是突袭的时间，而是同时进攻苏联领土的德军数量之多。 和配合之紧密，没有想到啊，五百五十万大军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作战。德军攻击速度之快，使苏军的防御计划完全瘫痪。无线电和通讯设施的严重缺乏，造成苏军部队之间难以协同作战。更悲催的是，苏联人不是扩展东方战线吗？ 你不是扩出去五十万平方公里、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吗？原来边境线上的工事被废弃了，新国境线上的工事没修好。这个时候德国人发动进攻了啊！你说你这个是时机选的非常好。所以苏德战争打了仨礼拜，德军深入苏联腹地五百多公里，打到七月中旬，德军占领了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大片领土，逼近列宁格勒、斯莫林斯克和基辅。 这期间，苏联七十个师的人员和武器损失过半，两百个军火库落入敌手。不过呢，德军也伤亡二十五万，坦克损失一半，飞机损失一千多架。可以说，苏军虽然指挥不力，仗打得很 low，但是呢，起码比法国强啊。法国几乎给德国造成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虽然如此，德军的攻势引燃了一个苏联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严重破坏了苏联的民族稳定，很多被苏联占领的地区一看德军来了，纷纷搞起了独立运动。